两队都来了粉丝团，那难免要交流一下。诛仙那边，战队与粉丝的交流一团和气，战队感谢粉丝的支持，粉丝不住的给战队加油打气。星星那边，交流却是一团匪气。包子和众人熟那是没得说的，唐柔那也和大家不陌生啊，只是唐柔平时游戏里各种威武彪悍。 虽然说话是女生，但星星的诸位没少私下里怀疑。现在真人看到了，非但就是姑娘，而且还是个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大家顿时都有点不好意思说话。除了他们俩，还有罗吉，那在星星公会里混的也久，而且给大家提供过不少攻略一类的东西，在新手菜鸟们眼中，罗吉那也是大师一般的高玩。 现在看到混上了战队，谁不得点头说一句：“果然是高手。”乔一帆的一寸灰，因为代练比较多，所以和星星工会的玩家交流不多。不过，总也是工会中有挂名的，也是一个身边的人，总有一份亲切在那儿。星星这边气氛热烈，引得保安频频关注，星星玩家们也就不敢太轻举妄动。 观众席和选手席之间是有一段隔离区域的，也是为了保证场边选手的安全。按规定，观众是不允许走入隔离带。不过，有时候有粉丝想求选手签名，在得到选手同意后，保安偶尔也会睁只眼闭只眼。不过，今天的星星众已经因为声势被架走一人了，被现场保安视为重点监护对象。 当然，别再指望会给他们网开一面了。大家聊得高兴，却也只能隔着那么一条隔离区喊来喊去。朱仙那边客气的交流，三言两语也就完了，结果就见星星这边欢声笑语没完没了，一个个都是心情复杂，有点羡慕星星他们这种打成一片的氛围。 但同时又有点鄙视星星众的草莽气息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都不要往多里说，就叶秋大神一个人的身份就高过他们诛仙全队。鄙视人家草莽，自己拿什么身份去鄙视啊？诛仙战队的选手们一时间都有点失落，呆呆的坐在席位上等比赛开始。 他们身后的粉丝团此时也没了声息，坐在座位上看着星星这边。要说羡慕，那作为粉丝才是真的羡慕。如今的职业战队高高在上，选手都是明星，距离玩家越来越远，这样的朋友般的接触真的只能是奢求了。看到星星那边那么热闹，自家这边这么冷清。 诛仙战队的选手席中一人微笑着转头和身边人说了几句，那人点了点头后，两人就一起站起身，微笑着就朝星星战队这边走了过来。这两个人，叶修其实一早就注意到了，诛仙战队阵中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两个人，今天是他们首次亮相，但他们又不可能是选手。 线下赛不允许临时更换选手。再看这两人，右手一个年纪看起来略大，估计在三十岁上下；左边的那位看起来就要年轻一些了，估计在二十五六岁上下。看到两人直朝这边走来，叶修当即也就迎了上去。其他人注意到后，也都停止了聊天，将目光全都放到这两人身上。 叶神，你好。两人过来也是主动打起了招呼。两位是张姐，右手那位年纪较大的先介绍了一下自己。叶修听后稍一愣，又仔细打量了一下张姐，很快就已经想起来了：“是你啊，好久没见了呀，没认出来。 <laughs> ”我们这种小人物能被叶神听到名字记起来。 就已经荣幸之至了，哪的话呀？张简也是一位拓荒时代的职业选手，当时的诛仙战队队长，连续两年率领诛仙战队在联赛中垫底。相比起连续两年夺冠的冠军队队长，绝对是联盟中最遥远的距离。从这方面来说，张简说自己是小人物，倒也不能说是自谦了。 不过，论个人实力的话，张简其实远没有垫底那么渺小。但在竞技圈，实力有时候并不能和成绩划上等号，而成绩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。诛仙战队连续两年垫底，烂到不能再烂的成绩，让这位诛仙战队的队长兼王牌受尽了指责。第二赛季联赛开始，出局制。 垫底诛仙战队出局，但是张简却受到了一些战队的邀请。就在人们都以为他这下肯定会趁机逃离火坑的时候，他留下来了，顶着压力，终于将诛仙战队又带回了联盟，随后宣布退役。这之后就再没有了这位选手的消息。那个时期，荣耀联盟还没多繁荣，职业选手也赚不到多少钱。 退役之后的选手都得过起平平淡淡的常人生活，而他这么一位烂队中的选手，显然不会得到什么追踪了解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居然又在荣耀圈中见到这人，而且他还又和他曾经奋斗过的诛仙战队站在了一起。难道是这几年他发家了，然后把诛仙战队给收购了？ 叶修心下正猜想呢，张简却是把一边的那个年轻人介绍给了叶修：“这位是我们诛仙战队的老板，萧杰。”是谁？叶修还真不知道。长仙送来的诛仙资料上也没有。不过眼前这人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显然不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诛仙老板。那时候的他才多大呀？十六七岁而已呀。 结果这边介绍完，叶修问过好后，安文逸却是意外的凑上来问了一句：“小姐，是那个小姐吗？”结果就见这位年轻的老板笑着点了点头：“就是那个小姐。”哎，什么人啊？叶修等人都看向了安文逸，是个畅销书作家。作家？叶修挠头。 这个身份让他特别的生疏和遥远，魏琛则更夸张，闻讯大步赶来。哎，作家在哪儿呢？让我看看，我还没见过活的作家呢。陈果呢？这时其实也有点好奇，不过总算没像魏琛那么夸张，因为从魏琛那里他看到了一股子浓浓的除荣耀外不学无术的气息。作家你好啊，幸会幸会。 魏琛上前抓了人家的手，还来回琼瑶。魏老大，我小时候也看过你的比赛。肖杰笑道：“哦哦， <laughs> 是吧？哎，要不要我的签名呢？” <laughs> 魏琛毫不廉耻地说着。肖杰笑而不语。很显然，他不是魏琛的粉丝。不过从他的话里，至少已经透露出了一些信息。他也是一个持之以恒关注着荣耀的人。 肖老板看来是诛仙战队的粉丝啊，叶修这时说的是的，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。”肖杰说：“那挺不容易的。”这边张简立时翻了个白眼这话说的略有点嘲讽，但却是事实。诛仙如此渣烂的战队，居然还能吸引到一个粉丝数年如一日的坚持支持，这确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。哼。 确实，这不，连肖杰自己都承认，诛仙的成绩一直都不好，这让人着急。不过过去只能干着急，现在总算好了，自己也有能力了，可以帮到战队了，挺欣慰的。诛 <laughs> 仙也该是很欣慰的，可以有你这样的粉丝。 <laughs> 小杰笑了笑，本来又想再说什么的，却看到裁判朝着他们走来，看到双方都望了过来。 裁判随即招了招手，双方准备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嗯，那有什么话我们打完再说。叶修说：“或者边打边聊也是可以的。”听想听听大神对比赛的看法和高见。肖杰说：“没问题，反正我们两家挨得近。”那请，请。两人说是请，可没真就扎堆往一起坐。 而是先各自回了各自的选手席上，赛前准备去了。至于祝你取得好成绩一类的话，那当然是不会说的。眼下双方是对手啊，祝对方好成绩，不就是等于祝自己扎掉一样？这客套话放在这儿说，显然就是纯粹的虚伪。双方果断忽略掉了。行心众人回到了选手席，但心里其实也都挺不平静的。 诛仙战队和萧杰是个什么情况？这么几句话已经完全可以听出来了。萧杰以前就是诛仙战队的粉丝，一直支持这支战队。只可惜这支战队一直很不争气。结果，这个当初的少年一天天成长，现在成了一名畅销书作家，混成了成功人士。于是，干脆就把自己支持的战队给买下来了。 粉丝支持到这份上，在荣耀史上可算是前无古人了。能和他疯狂一较高下的，大概只有玩荣耀玩到直接自组战队、建立俱乐部来职业圈玩的一展那五位阔少了。诛仙战队这神奇的际遇，这下算是了解了。不过，这对于掌握眼下比赛的胜负并无什么帮助。别因为这事儿思想开小差才好。 看到比赛即将开始，田七阻止了众人再去骚扰星星诸位，指挥着拉横幅的拉横幅，摇旗的摇旗，呐喊的呐喊，立刻又开始加油了。诛仙的粉丝团们当然也不甘示弱了，立刻和星星这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诛仙战队这边呢，萧杰果然坐了一个离星星这边最近的位置，笑着朝这边看了一眼后。 他们队的第一个选手就已经起身上场了。